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曼施坦因率领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取得了克里米亚战役的胜利，也就是说呢，扫清了德军冲向高加索的道路。前面咱们说呢，希特勒的蓝色计划主要是想让 A 集团军群占领高加索，B 集团军群在北面掩护。 但是经过铁木辛哥在哈尔科夫给送了二十多万人头之后，是吧？希特勒同学这个时候又有点冲昏头脑了，命令负责掩护的 B 集团军群也放开手脚啊！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是吧？所以六月二十八号，蓝色计划开展，A、B 两个集团军群如离弦之箭冲向苏联南部广袤的草原。起初进攻非常顺利，乌克兰大草原的地形啊实在是太适合装甲部队了。 苏军几次仓促组建的防线都被击溃，并且呢被分割包围。七月五号，霍特将军指挥的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占领了沃罗涅日，苏军光阵亡就有三十七万人。七月二十三号，德军攻占了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门户洞开。 斯大林格勒原名叫查理金啊，这个在苏俄内战的时候啊，因为斯大林保卫了这个查理金这个城市，所以呢才命名为斯大林格勒啊。当然，后来这个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时候啊，把它改名叫伏尔加格勒。这座城市的位置啊，恰好就在伏尔加河一个向西突出的拐角处啊，跟西边的顿河呀相距不到四十公里，是两条大河运输线的一个中转站。 所以呢，斯大林格勒就成为苏联南部最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中心，是吧？你听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吧？斯大林格勒，跟苏联北方的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遥遥相对，都是用这个苏联领袖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跟列宁不一样的是斯大林还活着，所以这座城市在这个希特勒眼里，简直就跟斯大林本人站在这儿一样。 是吧？所以拿下斯大林格勒是吧，就成了希特勒最大的心愿是吧？这个拿你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要占领。那至于斯大林也一样，拿我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是吧？所以希特勒这个时候就就疯了。那至于之前说的什么油田呢，这就都忘到脑后去了。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本来应该担任主攻任务的 A 级的军群，蓝色行动开始后不到仨月。 停止了向高加索的进攻，把很多部队调去支援 B 集团军群。本来应该担任掩护任务的 B 集团军群，反而成了主角。威克斯指挥的 B 集团军群派出了保罗斯大将指挥的第六集团军进攻萨林格勒。第六集团军下辖三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和十六个步兵师，这个兵力呀已经接近过去两个集团军了啊。 说到这儿呢，咱得说一句，这个时候德军部队编制发生了一个很逗的变化啊，就是因为啊前一年打得太激烈，很多部队呢损失严重，但是又没有足够的人来补充啊，于是德国人就说呢，鸵鸟战术，咱也会是吧？补不上人，就在单位上下功夫啊。一个步兵师本来应该有九个营，现在呢缩到七个营；一个步兵连以前是一百八十人，现在改为八十人。 这么一来，一个师的人数还不到原来的一半，装甲师也一样，坦克数量通通减半。啊，没关系啊，能唬人就行。即使是这样，第六集团军人数也达到了二十七万人，还有三千门火炮和五百辆坦克，另外呢，有空军六百架飞机支援。这还不够，希特勒为了早日拿下斯大林格勒，还把原来属于 A 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派去支援保罗斯。 而在他们的这个对面，哎，就是他的对手啊，斯大林一如既往的啊，把德军的战略主攻方向给判断错了啊，他以为今年德军还是要主攻莫斯科，直到罗斯托夫失守，才发现危险原来在南边，赶紧把之前被消灭的西南方面军重组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啊，由瓦图京中将指挥，同时呢，命令东南方面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斯大林格勒，东南方面军。 有十九万人啊，司令呢是叶廖缅科元帅，政治局委员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啊。这个小叶和小贺呀，这两位肩上的担子啊可够重的。之前铁木辛哥那铁秃子把精锐都葬送了啊，现在用一帮新兵担子担此重任，万一有个闪失。 这座以最高领袖名字命名的城市丢了，斯大林那是绝不可能轻饶了我们。所以叶廖缅科跟大本营派来督战的代表朱可夫商量，决定呢避开德军坦克的锋芒，把自己的主力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布置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准备放德军入城，再通过巷战来消耗敌人。仗打到这个份儿上。 德军里边，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应该看得出来，不能按照苏联人的意愿进城跟他们巷战。可惜这个时候的德国陆军今非昔比。莫斯科战役失利之后，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参谋长哈尔德大将、装甲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大将等等一大票人被希特勒解职，小希自己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 放眼望去，没有人可以跟他抗争，也就没有人能够拦住他把第六集团军送入虎口了。四二年七月底，德国空军开始轰炸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上的航线，切断苏军的水上通路。之后呢，轰炸城市。里希特霍芬男爵指挥的第四航空军向斯大林格勒倾泻了数千吨炸弹，很快呢，就把这座苏联五年计划建设成的工业城市炸成了一片废墟。 苏军紧急从西伯利亚调部队增援，但是呢，河上的渡轮都被击沉了，是吧？所以苏军只能乘坐驳船，慢慢的被拖过河。斯大林最狠的一点啊，是禁止城市内的居民撤走啊，因为他认为呢，老百姓的存在会对守军的抵抗有帮助。所有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修筑防御工事。 苏联空军也前来助阵，不过这个时候苏联飞机和飞行员的水平都不行，一个月打下来损失惨重。到了八月底，第六集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斯大林格勒，苏军此时只能冒着炮火横渡伏尔加河运送补给。到了九月底，德国人完全掌握了战场制空权，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只能靠第1零七七防空团稍作抵抗。 这个团很特别，主要由自愿参军的女兵组成，但是呢，战斗力非常顽强，甚至用高射炮抵抗过德军的坦克。女兵都这么用了，是吧？这个女生当男生用，那男生就只能当畜生用了，是吧？正规军就不用说了。斯大林发布命令，所有指挥官不得擅自撤退，否则军法严办。 于是，苏军喊着“不能后退一步”的口号，在这个断壁残垣里跟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因为你不死于阵前，就死于军法；死于阵前，家属能分土豆；死于军法，家属就只能上西伯利亚收土豆了啊！所以这是关系到你是吃土豆还是种土豆了这问题。有人统计过，这个时候，一名新上战场的苏军士兵。 平均存活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上位不到三天啊！为了抵消德军的火力优势，崔可夫发明了一种叫做“抱紧德国人”的战术，就是让苏联部队分成小股，尽可能靠近德军，发起近距离进攻。这样一来呢，迫使德军也分成小股，各自为战。要想支援友军，就很难避免误伤。 双方围绕着每一栋建筑、每一层楼房、每一间房间进行激烈的战斗。德国人把这称为“老鼠战争”啊！士兵们绝望的说：“我们可笑的攻进了厨房，但仍然在和敌人争夺客厅。”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制高点啊是马马耶夫冈啊，双方呢在这儿爆发了最无情的战斗，打到了九月十二号。 崔可夫第六十二集团军只剩下了可怜的两万人。这个时候，新来的、新来支援的生力军——近卫第十三步兵师，赶到了战场。苏联军队里凡是带“近卫”两个字的，都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功勋部队。所以，这个崔可夫马上派近卫十三师夺回马马耶夫冈和旁边的火车站。结果，近卫师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个任务。只不过二十四小时的战斗。 让原本一万人的部队只活下来了三百二十个，而德军的反扑也无比疯狂。六个小时内，火车站十四次易手。第二天，近卫十三步兵师就人间蒸发了。但是德军在这里的损失啊，也接近一万人啊。在市中心一座大厦里，苏军的这个排长啊。 这个巴普洛夫中士率领二十几个士兵和平民聚首他们在大厦周围呢密布了地雷，把机关枪和反坦克炮隐蔽的布置在大楼的房间里，然后把楼里的墙壁打通，这样呢好互相之间联系。结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德军对大厦发动了无数波进攻，都被打退。每次进攻之后，巴普洛夫就得带人下去清理，避免堆积如山的尸体阻碍射击。 后来战役结束之后，崔可夫将军来视察，开玩笑的说呀：“德军为了攻占这座大楼，阵亡的人数比攻占巴黎还要多。”巴甫洛夫因此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这座楼呢，被命名为巴普洛夫大楼。啊，经过修缮之后，至今呢仍然屹立在伏尔加格勒。三个月战斗下来，斯大林格勒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本来德国人已经把城市炸平了，啊，苏联人一看呢，我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了。 干脆呢，在东边河对岸布置炮兵，反过来炮轰城里的德军，大家一起炸，就把城市啊炸成了七八米高的废墟。德国坦克可是寸步难行啊，反而是苏军狙击手如鱼得水，反而是苏军狙击手如鱼得水。你想啊，如果是一栋完整的大楼，咱知道打哪儿，瞄着窗户打就完了，是吧？哎，这个或者瞄着什么地下室打。 这个楼被炸塌了，成了一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每一块砖瓦后边都射来仇恨的子弹，是吧？苏联这些狙击手当中啊，最有名的就是瓦西里扎伊采夫上尉啊，也就是前几年电影《兵临城下》里边的主角。真实的历史上，他在斯大林格勒打死了二百四十二名德军，其中包括不少军官。 而且呢，还在军中开办了这个狙击手学校啊，经他训练出来的三十多名狙击手被称为“小野兔”啊。这些小野兔呢，使用这个苏联的莫辛纳甘式步枪和能打穿墙壁的这个反坦克枪，在整个战役当中，一共打死了超过三千名德军啊，让城里的德国人啊，可以讲是步步惊心。 德国人的王牌还是空军。十月中旬，德军加紧了轰炸，啊，甚至有整团的苏军士兵被一次轰炸消灭。俯冲轰炸机反复攻击伏尔加河上的运输船和东岸的苏军炮兵，一度让苏联的大炮完全哑火。在空中支援之下，德军终于把苏联第六十二集团军分割成了两半，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边。但是苏军依然顽强抵抗。 红十月钢铁厂、杰尔任斯基拖拉机厂及巴里卡迪兵工厂都成了举世闻名的据点。在德军的进攻之下，这些工厂依然在生产坦克。很多工人自告奋勇，直接驾驶刚下生产线的坦克出击。把那坦克连漆都不用刷，啊，开出去了，是吧？一会儿又拉回来了，为什么呢？打坏了再修，是吧？德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再也没有办法前进一步了 士兵们的这个这个是杀红了眼啊，双方的指挥官也都是压力巨大。啊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大将左脸出现了严重的抽筋儿，一只眼睛基本上睁不开。苏联这边呢，崔可夫中将患上了严重的湿疹，左手被完全包扎起来，动弹不得。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把斯大林格勒看作是自己威望的象征，谁也不肯后退一步。 不过呢，之前咱们在哈尔科夫战役的时候讲过，经过那次失败，斯大林算是真的吸取了教训，不再过多干预军事指挥，而是由朱可夫着手策划，秘密的准备搞一场绝地翻盘的大事希特勒这边呢是正好相反，反复亲自给保卢斯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拿下斯大林格勒，是吧？你要人，我给你送人；你要武器，我给你送武器。 结果不知不觉之中，就把越来越多的德军送进了敌人的圈套里。那么朱可夫是怎么计划的？苏军的反攻是否能够成功？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